全明星周末第三天是历来的重头戏。所谓的全明星赛，事实上也指的只是这一天。二十四位全明星在这天将分成两队十二人进行对决。如果不是因为全明星周末毕竟是表演性质，选手不会特别执着于胜负的话，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荣耀最高水平的对决。 二十四位全明星的划分都是由联盟方进行，原则上是不会把同队选手划分成竞争对手。迄今为止，每次全明星周末各战队输出的全明星人数倒也和谐，还没发生过需要硬把某队选手拆散才能凑成两边刚好的情况。这次也不例外，二十四位选手和谐地划分成了两队。 轮回的三人，微草的三人，加上呼啸百花的各两人，以及黄风林海各一人，十二人为队。霸图的四人，蓝雨的三人，加上虚空烟雨的各两人，三零一的一人，十二人为一队。人数上是和谐的，但在人员分组上，联盟一般都会刻意的制造出一些火药气。 比如上赛季争冠的轮回和蓝雨肯定不会让他们并肩作战，微草的高英杰和蓝雨的卢汉文是现在联盟中最为抢眼的新秀，于是两队也被划开，试图制造这二人的对决。呼啸百花两队的元老都转入霸图，尤其百花张家乐的复出转会让百花人咬牙切齿。 这两队于是也被设立到了霸图的队里面。再此外，就是注意人员的分配，尽可能不要重复。毕竟很多大神选手都是一年又一年的来全明星，观众希望看到的当然是不同的选手或搭档或对手。年年这三队打那三队的话，那也太没新鲜感了。种种安排。 都是为了全明星赛能尽可能的精彩好看。事实上，全明星赛通常也都是很有料的，即便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秀场，但是却也知道这是一个极受玩家粉丝关注的一个秀场。玩家们倒是很乐意通过这里的对决，然后评价谁更出色。选手们可不能轻易被玩家看扁，再加上。 分组时刻意安排进去的火药味全明星选手们倒也不会过分的三心二意。不过有一个尴尬的现实，却已经连续两年困扰着全明星赛，那就是治疗职业的全明星。继去年只有一位张新杰后，今年照旧。联盟中每支战队都至少会拥有一个职业的，就是治疗。 而治疗作为团队赛中很关键的一环，水平是坚决不能马虎的。各大强队的治疗选手实在难分强弱，这就导致重治疗在全明星的竞争中票数较为平均。张新杰目前号称第一治疗，但是他那战术大师的身份在这当中帮他赢得了多少声音，却也难以说清。 单论治疗技术层面，荣耀史上最无可争议的治疗之神，当属微草守护天使防风的操作者方世谦。可惜他早在第七赛季微草夺得第二个冠军后就宣布退役了。就是从他退役以后，全明星赛陷入了缺少一个治疗的尴尬。照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尴尬很可能还将继续。 现有的治疗选手水平稳定，没见谁会有突然爆发的迹象。新生的治疗选手暂时未见有哪个才华横溢到像方世谦那样在一杆好手中鹤立鸡群。不过没有治疗，倒也不影响全明星赛的精彩。去年的全明星赛，没有治疗的一方打得各种奔放，选手一个接一个的爆发。 最后，居然是击败了拥有治疗的一方。不过，不得不说，这样的胜负或许只会出现在全明星赛上。这个秀场选手压力不大，心情放松，又没有太严格的战术限制，打出飞一般的场面倒也正常。而今次的全明星赛，这样大神接连爆发的场面终于再没有出现。治疗的有无？ 最终，终于成为决定两队的胜负手。拥有张新杰的一方最终取得了本次全明星赛的胜利。本届全明星周末到此就落下帷幕了。相比起去年，热闹程度上确实逊色不少，但也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全明星周末。活动结束退场，楼冠宁他们照旧是要去走选手通道。 叶修他们四人随观众人流出来，楼冠宁却以早已经安排好的车辆直接将四人载去了他们的酒会。楼冠宁这酒会设在了一处会所，距离微草主场不远，很快就到。有过楼冠宁提早打过的招呼，四人一路绿灯进入酒会会场。楼冠宁等人已经先一步到了。 此时，个个搞得衣冠楚楚，看到叶修四人过来，连忙上来迎接了一番。好厉害啊，像看电影一样。包子显然没出入过这样的场面，各种东张西望。哈哈哈哈哈！楼冠宁笑笑，成果的程度比包子略好一些，不过东张西望一下后，有些奇怪的问楼冠宁：“喂，怎么看不到其他人啊？” 其他人，楼冠宁回头四下望了望，此时人来的确实还不算多，但也不是没有人呢。其他人是指什么？楼冠宁一时没反应过来。陈果却好像生怕看漏什么似的，仔细又扫了一圈，没看到有谁啊。听到这话，楼冠宁也蓦然反应过来，笑道：“ <laughs> 你是指其他职业选手啊？” 那当然没有了，我又没有请他们。啊！陈果诧异，他还以为楼冠宁这酒会就是借着地主之谊和各大战队联络一下友谊的。毕竟，是微草的主场嘛。楼冠宁如此说了一句。陈果还有点不解，叶修却是立时明白过来了。初时，他也以为楼冠宁这酒会是邀各战队的。 现在才知道，这家伙做事真是极有分寸。这次全明星周末算是微草的场，义展虽然同是地主，但是利用这个时候发起聚会，未免就有抢出风头的嫌疑。尤其义展从舰队出始就开始各种出风头，现在又做这事儿，恐怕不会有多少战队会以为他是试图和大家交流感情。 大概都是要以为这个土豪纨绔又想出风头炫耀了，所以这个时候邀请各大战队参加酒会什么的，还真有点不合适。陈果性子豪迈，这样细微的东西显然考虑不到。听楼冠宁说了微草主场，还是没怎么反应出来。最后问了一句：“那我们来做什么呀？” 多认识些人也是好事啊，卢冠宁说。这些都是什么人？陈果左右看看，来来来，我给你介绍。酒会来客还没有多起来，卢冠宁倒是很细心的帮陈果他们引起路来，随意插到两个聊天的人跟前就介绍起来。这两人，一个什么什么投资顾问，一个是什么什么执行总监，名头各种唬人。 陈国的网吧规模再大，层次却不算高，这种人物他也没什么机会接触。随后听到楼冠宁把他以星星战队老板的身份介绍给对方时，陈果终于意识到楼冠宁这酒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了。拉赞助，和那什么投资顾问、执行总监什么的胡乱聊了几句，离开后，陈果悄悄问了楼冠宁一下。 是的，楼冠宁点了点头。叶修四人这才明白，楼冠宁这酒会真正要联络感情的都是些什么人，而能把他们来到这儿来，可以说是超级照顾了。双方同是战队，那在这里可以说是竞争对手。小楼太够意思了。陈国现在对楼冠宁算是彻底服气，完全挑不出什么理儿了。 这种场面，陈果应对起来是全无经验的，但他有胆气，有为战队负责的决心，有当一个好老板的觉悟，所以还是义无反顾地到处找人交流去了。陈果那自来熟的风格，混市井还算吃得开一点，这样的场合，他那风格可就有些失礼了。陈果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比较注意矜持。 不过，楼冠宁的客人中有很多对于荣耀竞技非常不了解，陈果的四处交流都相当艰难。但他不气馁，依旧到处见缝插针找人说话。这种事儿包子显然是搞不来的，这家伙就像是参观动物园一样四处瞎溜达，时不时跑回来和叶修他们大惊小怪一番。 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和他搭话，他都自我介绍包子，时不时还露个左臂上的纹身给人看看，弄得人各种愕然。大冬天的能露出胳膊，那也是技术活。叶修和唐柔两个却一直缩在一边，唐柔随意取了杯酒，时不时的抿一口；叶修则是抱了个特别深邃的烟灰缸，烟一根接一根的。 抽的乌烟瘴气。唐柔多么光彩照人的一个妹子，在这种场合居然一直没人过来搭话，不得不说都是叶修的功劳。几人也没问这酒会弄到几点，从他们来了之后就一直有客人到。楼冠宁穿梭其中，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能和人欢快的聊几句。后来一眼瞥到这边的叶修和唐柔时， 这家伙叮当敲了两下酒杯，又是狠狠地拉了星星一把。啊，今天还有几个好朋友要特别介绍给大家。这家伙，叶修无奈，也只好配合他的介绍，几人一起过去。谁知这介绍一完，酒会上突然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laughs> 一帮玩电子游戏的，怎么也一本正经的像个人物起来了？ 所有人顺着声音望去，看到的是一个高高帅帅的年轻人。话说的很不礼貌，但人看上去却是文质彬彬，气质非凡。哎，谁呀？这是？叶修问了下楼冠宁，不知道啊。楼冠宁说：“我说这不是你的酒会吗？”叶修纳闷：“我办的很随意，没发邀请，只要是这会所的人路过了。” 就能过来凑热闹，楼冠宁说道。